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二百九十一集。林青霄从立正殿出来，缓步走向寝殿。自从他离开后，林青霄遣散仙娥，不允许任何人进入侧殿和寝殿。 他将一切都维持原样，连桌案上的一粒灰尘都不忍心清除。仿佛这样，他就能欺骗自己，他还在他身边。林青霄推开寝殿的门，月光从他身后照入，在地上拉出长长的影子。殿中安安静静的，唯有细微的粉尘在空中飞舞。 半昏半暗间，林青霄总疑心床榻旁边有人。可是哪儿有什么人呢？林青霄苦笑，甚至都不忍心走入寝殿中。他在这里生活了两个月，处处都是他的痕迹。明明林青霄在这里居住的时间更长，可是现在回想，他竟然想不出任何自己在寝殿中的场景。 他记忆中每一幅画面，都和洛寒有关。他在桌案前写东西，他踏上将睡未睡，他伸手挽起帷幔。没有，并不是最可怕的。一个穷人不会觉得自己穷，一个不幸的人不会觉得自己不幸，除非他们看到了别人的生活。得到后再失去，实在是世上最残忍的刑罚。 林青霄静静看着店内的摆设，轻声说：“你说你会回来，你说要不了多久，你就会再次来到我身边。可是你没有，你失信了。距他离开已有半年，足足半年，仅仅半年。如今林青霄每天都觉得恍惚。” 他不敢想象自己再等下去会变成什么样子。他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慢性折磨。林青晓想，既然他没有回来，那他去找他好了。他不信人，不信神，不信命，他只信他自己。他不来，那他就自己去。悬崖边缘，夜风徐徐，菩提树抖了抖枝丫。 将意图在自己身上筑巢的鸟雀赶走。他清理掉身上的枯叶，说：“我以为你会来的更早一点儿。”林青霄停在悬崖面前，事到如今，他也不兜圈子了，直接问：“我要怎么样，才能再见到他？”没有办法，菩提树说：“已经发生的过去不可改变，结果无法影响原因，这是时空法则，它是你的过去。” 无论你做什么，都无法影响过去的时空。你该认命了。看着你平息六界纷争的份上，我再奉劝你一句：早日忘却情爱，方能跳脱束缚，获得飞升。你已经修到大罗仙尊，再升一层，就能开创有史以来六界修为的新纪录，成为真正的第一强者。林青霄对此只是轻轻一笑：“本尊已经是天下至尊。” 执着于更强做什么？天下已经没有值得本尊委屈自己而周全的东西。本尊要做的，不过是顺应本心罢了。他并不是你的姻缘。菩提树叹气：“你是孤独命格，注定六缘寡淡，一生清寂。他和你并非缘法，这不过是一个意外。凡事勿执着，看开些吧。如果无缘。” 为何另一个人可以？菩提树顿了一下，悠悠的问：“你堂堂天帝，竟然还和人赌气？这不是赌气，本尊还不至于这么幼稚。”林青霄冷冷的说：“大道五十，天也四九，人遁其一。既然我遇到了他，就说明这其中有变机。”菩提树沧桑叹气：“唉，那不过是亿万分之一。” 可能性太小的事情，就等于不可能。你执掌三界政务，应当比我更清楚。没有试过，怎知不可能？林青霄说：“多余的话你不必说了，我意已决，无可更改。你自女娲身边传承下来，一定知道打破时空壁垒的方法。无论难易，请菩提树告知。”你当真不后悔？不后悔。菩提树也没办法了。 对于树木来说，最难理解的不是这些人会动，而是他们时常会有些奇怪的执拗。就比如面前的天地，明明已经达到力量和地位的双重巅峰，却偏要冒着风险去挑战一些可能性几乎为零的事情。菩提树想不通，很快就不再想了。他已经劝过一次，一无一尽。至于后面的事情，菩提树也无能为力。 菩提树缓慢地说：“你想要再见到他，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。不过，你要逆转因果，让你成为因，他成为果，这样才可以跨越时间。时空壁垒是神的法则。洛寒和林青霄，只要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超过神的法则，就可以改变局面。如何逆转？”菩提树伸出一截树枝，叶间悠悠散落点点绿光。 超越这世上的力量极限。天启记，林青霄在灯下批复公文。他的婚讯公布后，天界议论纷纷，不少地方势力又趁机跳了出来。先帝仁德，对百姓、官员、权贵都实行仁政。然而仁慈的时间长了，有些人不懂得感恩戴德，反而视之为理所应当。 先帝在位这些年，大体上风调雨顺、昌盛太平。可是，在太平之下，中高层已经滋生出了不少蛀虫。若是他现在不管，再过几代必成危机。林清霄一上任就整顿天宫纪律，对天宫的公务、人手、流程、效率都做了详细规定，雷厉风行，令行禁止。 等把天宫整顿好后，林青霄又渐渐流露出打消地方豪强、限制世家大族的意向。这自然动了这一阶层的利益，世家权贵们抱团抵制他，林青霄的政令推行得非常艰难。然而，林青霄是一个很耐心的人，只要他想做的事情，无论再难再久，他也一定会完成。万事开头难。 如今正是开始阶段，他可谓步履维艰。林清霄写完一整叠折子，眼睛有些累，他按住眉心，直在桌案上，闭目养神。不知为何，他只一晃神间就睡着了。半梦半醒中，他走入一座楼阁，四周雾浓寒重，威严华丽，在浅白色的帷幔后。 一个襁褓正放在摇篮上，林青霄一下子就认出来，这里是中山，那个孩子，应当是刚出生的他。背后传来脚步声，林青霄不需要回头也知道是谁来了。林显红从他身边擦肩而过，林显红停在摇篮前，好生看了看，然后取出一个孩子。 将两个孩子位置调换，林青霄静静看着这一幕，内心已经不再会产生任何波澜。仙人不像凡人孩子一样记不清小时候的事情，从娘胎开始，所有记忆就储存在识海深处，只不过以前林青霄从未看过而已。没想到今日，他竟然唤醒了记忆，亲眼看到了自己被调换的场景。 之后时光飞快流逝，一切和林青霄记忆中的经历别无二致。林青霄想，记忆为什么会突然激活呢？难道就为了让我重温一遍童年时的悲剧，青少年时的痛苦？很快到了雷劫那一天，他掉下绝灵深渊，负伤累累，生死一线。林青霄看了一会儿，突然发现，这一次洛寒没有出现。 他心里一寒，这才是我本来的命运轨迹吗？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